第十二集，林和熙沉默不答，舌尖灵巧的卷出樱桃核，吐在掌心里，转头隔空抛入垃圾桶内，又从果盘里捏起第二个樱桃。油虫叮嘱的声音混杂着水龙头里的流水声，钻入他耳中。吃完就把果盘送出去。林和熙安抚般拍拍他肩头。 转而捏着色泽饱满艳丽的樱桃送至他唇边，似是打算亲手将樱桃喂入他口中。尤虫手上东西停顿，对他这样亲昵的行为有些意外，却还是微垂眼眸，张开嘴唇，含住他指尖的樱桃。林和熙捏在樱桃两端的指尖刚要松开，却感觉到尤虫嘴唇轻动，由含住樱桃转而改为叼住樱桃往口中去。 他的指尖来不及撤回，樱桃滚入对方口中的同时，尤虫的嘴唇也落了下来。手指沾上来自对方嘴唇的温度和柔软触感，林和熙指尖轻轻一颤，将手指从对方唇边缩回，不着痕迹地皱了皱眉，转身要去水龙头下洗手，却见那位赛车手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已经转过身来，此时正眉眼促狭地朝他们道。 下午看你们两个都没怎么说过话，还以为是吵架了，原来关系挺好的嘛。林和熙忍不住笑出声来，此时才察觉到不对劲，尤崇皱眉转身，看清身后林和熙那张脸的瞬间，脑中涌现出几秒前林和熙喂他吃樱桃的细节，他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难看起来，含着嗓音一字一顿的叫他的名字：林和熙。 林和熙见好就收，弯眸笑着朝他道歉：“ <laughs> 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瞥见他眼底的笑意，尤崇心中怒意更甚，张口就道：“滚！”林和熙怔忡了一秒，再抬起脸来时，精致好看的眉眼间难掩失落和愧色。他嘴唇轻轻动了动，最后却是什么也没说，低低垂下眼帘。 一言不发的从厨房里退了出去，推拉门嵌入门框内的细微声响骤然落入安静的空气。游虫堪堪从怒火中回神，眼前竟然鬼使神差般反复回放起林和熙离开前那张脸来。不同于往常那般擅长伪装和掩饰自己，对方那张脸上有着真真切切存在的委屈和低落。哦。 怪我错把他当成你朋友了。朋友露出稍显歉意的目光，他看起来心情不太好，你要不要出去看看？油虫沉默了片刻，还是放下水果刀，去池边洗干净手，转身推门朝外走去。再说林和熙，出门后他立即就换了副平常的脸色，无视人般将刚才的插曲抛到脑后。他虽没有主动开口说话，却也不是故意要骗油虫。 平白无故挨了对方的骂，自然也不愿意就这样走掉，而是要想法子或多或少的勾起对方的内疚感来。走到后院门口时，他差点迎面撞上从门外进来的高挑女孩，对方垂着眼，步子走得略急，林和熙及时停下，伸手扶了他一把。待面前的人站稳以后，没等对方回神，他就率先松开双手，朝后退出两步，笑着调侃道。 <laughs> 这是要赶着去哪里啊？短发女孩闻声抬头，露出一张还算熟悉的脸来，是陈瑶的那位闺蜜。触及她带笑的眼眸时，她慌了慌神，而后很快镇定下来，语气如常的道：“你去了那么久没回，他们让我过来看看。”并未怀疑他的话，林和熙冲的点头道：“嗯，没什么事，我们走吧。” 短发女孩却站在原地没动，只望着他不说话。林和熙神色略显疑惑：“怎么了？”女孩站在门外的灯光里，朝他露出紧张却清甜的笑容来。林和熙再次想要开口询问，却见对方不声不响地抬起手来，将他从门边的光影边界处轻轻推入身后门内的黑暗里。 灯光照不尽的黑暗，将后院所有人的视线彻底隔绝。隐约猜到两分对方的意图，林和熙沉默地靠在墙边没有动。大概是受职业环境的影响，来这里玩的年轻车模们都很放得开。借着别墅客厅内流泻而出的微弱灯光，短发女孩抓住他的小臂，朝他轻身靠过来，想要抱住他的腰。 林和熙适时伸手抵在两人之间，阻止对方继续朝他靠近，语气平衡的道：“有话就直说吧，不用靠这么近，我听得清楚。”女孩面上微怔，停在原地不再往前走，声音很轻却也很镇定的问：“你不喜欢吗？”林和熙很直白的答：“我不喜欢。”你跟我认识的那些男人都不太一样。 他们从来不会拒绝我们的主动靠近。高挑而性感的年轻车模有些困惑和无措。对不起，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像你这样的情况。如果我用错了办法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挺喜欢你的，你的长相和性格都很符合我理想中的男朋友。他从近乎黑暗的昏暗光线里扬起脸来看他。你觉得？ 我怎么样？林和熙笑了起来，笑容里未掺杂任何不好的意味。我觉得你很好。他的声音同样很轻，却也坚定到不留任何余地。但是很抱歉，我对你没有恋爱那方面的想法。女孩面露失望的退开。好的。 我知道了。林和熙也没有出言安慰他，沉默的看对方离开。直到他在黑暗中抬腿迈过门槛，走向院落中的灯光里时，林和熙又开口叫住了他：“哎，虽然我无权干涉，但是……”他有些漫不经心：“从来都不会拒绝你主动靠近的那些人，他们并不值得你去托付自己的感情。” 女孩愣在原地，片刻之后，她站在光下，朝黑暗中的他扬起笑脸来。林和熙回到客厅里找自己的衣服，却见尤虫坐在沙发里，神色复杂的看他：“你看见我的衣服了吗？”林和熙问的随意，甚至没有抬头看尤虫，垂着眼睛在沙发上扫来扫去，却没有想到对方会回答。 虽然只有言简意赅的两个字，没有。林和熙扫视的动作微顿，视线落在油虫脸上，而后又缓缓滑至对方身侧空出来的位置上。他朝油虫走过去，故意贴着对方，在沙发里坐下来。油虫罕见的没有从他身边挪开，甚至偏过脸来，若有所思的打量他。林和熙心中纳闷不已。 按到自己先前在厨房里装出来的那副模样是不是有点用力过猛了，却也不好开口问，而是抱着试探的想法，又将脸朝油虫的方向凑近几分，懒洋洋的打哈欠道：“我们什么时候回酒店睡觉？”啊油虫动作极快的抬起手来，将手机抵在他的脸颊上，阻止他的靠近，毫不客气的警告。 离我远一点！林和熙难得老实的点点头，撑直身体，缓缓退开。尤崇握手机的那只手放了下来，却见林和熙脑袋一偏，又朝他的肩头倒了过来。尤虫神情恼怒的抬掌托住他的头，余光又瞥见对方那因为没穿衣服而赤条条露在空气里的白皙手臂。 悄无声息的绕过他身后，最后从他另一侧腰旁明目张胆的探了出来，仿佛随时都能搂上他的腰。额头隐隐青筋跳动，尤虫用力扣住他的手腕，将人推开。林和熙顺着惯性往后仰了仰，稳住身体后，神色惊讶的望向他：“我只是想拿衣服。”尤虫已经从沙发上起身，丝毫不信他那拙劣的解释，转过来。 嗓音沉沉的对他道：“你既然知道让别人不要随意对你搂搂抱抱，怎么就不知道提醒自己，不要随意去对别人搂搂抱抱？”林和西微微一愣，随即反应过来：“啊，你看到了？你不就是故意演给我看的吗？你知道我会出来，所以一直等在那里。”尤虫面含讥讽，目光锐利：“你既然费尽心思要演。” 我又怎么不会去捧场？台词不错，可惜，说台词的人却不怎么样。说完，片刻都不再多停留，他转身大步离开。刘林和西一人坐在沙发上，半晌后伸手勾过角落里皱巴巴的 T 恤，拎到半空中摊开抖了抖，满脸好笑的嘀咕出声：“我真的只是想拿衣服。”